闲言碎语不要讲，代表好汉武二郎，军杰三人来到了，就到了孟州的北门上，进了北门，往南走，往西一拐到了衙门上，军寨三就把那个衙门进，远远的看见了东板房，这东平啪放下了护手勾一对，那说吧。 单刀戳在了地当阳，武松放下了大竹套，慢慢的坐在了竹套上。东平说：“二哥坐一会儿，俺们俩里边去望望。零下回文何路票，我们哥儿两个先幻想。”武松说：“快点去，快点来，这个地方热得慌。”东平答应：“俺知道这句话不用二哥交代上。”东平学把没路套。 掏出来公文一大张，两个人往里走，往东一拐，到了东板房。东平进前忙十里，辛苦辛苦，各位老总都安康，大家都好啊。哪一位可是当家的？哪一位可是老班长？张头李头没说话，赵头孙头没搭腔。床沿上坐着个王老总，这个大个长得真不让。 身子高大够八尺，赤红脸子大胖胖，手里拿着把恶灵扇，就这个劲儿，呼呼哒哒扇着亮。好说好说，你们是哪里来的俩伙计？啊？北王老总为拿庄？东平说：“老总你可好？”老总倒说：“不敢当。”呃，请问老总你贵姓？老总就说我姓王，哦，王老总。 什么事儿？俺本是阳谷县的俩差差哦，山东阳谷县吗？是什么事儿？押解来军犯武二郎，押解来军犯叫武松。俺问问咱老爷坐堂没坐堂？王老总倒说没有坐。天道过无需法宝。哎，你说这个军犯叫武二，他家住在镇店码头哪一方？啊这个人呢？ 家住在直隶广府清河县，呃，城东八里孔宋庄。哦，老总，倒说我知道了。你说到这里，我亮堂，我问明此人在景阳冈上打过虎。对，阳谷县里把都头当。哎，不错，我跟此人见过面。哦，见过呀，王老总啊，见过。这个人生来高身量，高个对不对？人高的很呢。哎。 他是犯的什么案啊？为什么从军到这方？董平说：“啊，他本是替兄报仇，杀了恶霸西门庆，问了个从军发配到这方。”哦，老总说：“拿出来，拿出来，你们的公文我望望。”董平把公文递过去，王老总接将过来一打量，嗯，好，哎，来伙计沏上茶，哎 你们俩兄弟坐一会儿，坐一会儿，先喝着，我到里边去望望。 领了回文和路票，你们哥儿两个早还乡，老早回到阳谷县，家里还有二爹娘。山又高，路又远，出门就怕日子长。住店吃饭花费可大呀，手中无钱断了粮，在家钱日都好办，就怕出门闹饥荒。东平学霸七十里，东平说：“你老这个差事比俺强，多费心。”老总姥老家把俺的公文给递上，老总就说。 别客气，咱都是穿的青衣裳，穿青的抱着个黑柱子，是六扇门的师同行啊！啊，走遍天下十三省，青皮光蛋一个娘。老总多费心了，没说的，坐一会儿。哎，好。王老总迈步往里走。简单说：“他把公文送到了内书房，大老爷就在上边坐。”小书童把个公文放在了桌案上。 他们那个公文放好了，是垂手而立站一旁。大老爷拿起公文看，照着上边一打量，“金风金碧”四个字，严明花押另一行，歘啦啦一声响，展开了公文一大张，上写着：“阳谷县知县顿守拜，拜上大人石正堂。” 劫取军犯叫武松，在阳谷县刀上三名美帝唱啊啊！大老爷一见生了气，把公文扔到了桌案上，站起来往阳谷县里用完纸，埋怨生面的王正堂：“你做官本是个近视点儿啊，你本是。” 两帮进士坐正堂，他开刀杀了人三个，就地正法十里当，三个名儿文崇军，莫非说杀上十个八个菜地场吗？你做官不与民做主，亏领俸禄吃皇粮，讨伐过界的好银子，枉自做官在人上。二回头朝下看。 他照着上边又打量，那武松景阳冈上打过虎，杨谷贤里把都头当。呸！那武松景阳冈上打过虎。对呀，是啊，打虎的汉子还能让吗？本事小了能打虎吗？既然打虎有力量，哦。 开刀杀了人三个，不用问了。他在堂上不服下，你在那里问不了了？叫他从军到这方。 <laughs> 好，阎王堂下用手指骂一声小辈吴二郎，乖孩子，别说你今年刚上打过虎。 我就让你三头六臂成金刚，我让你长出八只手，叫你堂下带福相。来，是吩咐外边把堂站，说老爷此刻就升堂。是，张兄弟快伺候，大堂上面去行张方。是，小书童闻听不怠慢，一蹦子跑到了大堂上。我说知堂的，快点喊，老爷此刻就升堂。哎，怎么喊呀？你怎么喊，怎么喊，怎么喊。哎，好，喂。 该拆头一把堂占了。大老爷此刻就升堂。啊，张兄弟，快伺候！大堂上面举行招房，头早二早哟，头快二快哟，胡房行房茶房哟，张头哟，李头哟。 王头、赵头、孙头、葫芦头，哎啊， <laughs> 怎么还有个葫芦头啊？啊，不是一个姓胡的胡头胡老总，一个姓卢的卢头卢老总，他应该这么喊，胡头卢头就对了。他不，他玩了个生劲儿的，葫芦头都连一块儿了。嗯，池塘的外边喊一遍，当，就听见外边发了梆兵。 棒子头棒响，嗯哼是老爷走进了更衣房，腰一顶尖翅乌纱头上戴，蓝袍圆领穿身上，腰里系上梅子玉。啪啪，飞军管雪儿组装大老爷里边来更衣，就听见外边发二棒是兵。 第二帮厢，一个一个上大堂，执法科往上跑，来了护房和刑房，湖北师爷抱着个背，堂下边非法无形都摆上了，帽子就在水缸里泡，有成缸、压缸，没人装。喝喊一声，快闪开，走！嗨，何闪闪抬出来一顶好汉床，打一个。 走起二五三，帮坐大老爷来到了屏风旁，大老爷来到了屏风后，就听见两边着了忙了，山一门了伙计，竹楼楼楼一门扇，走出来老爷是正堂，当当的一殿响，哇！大老爷坐在正堂上了，大老爷不拍惊堂，不说话，把惊堂一拍开了腔，来是。 戴家钗是戴家钗，喝喊一声戴家钗，慌坏了六班都头王小刚。王老祖闻听戴家钗，披了衣裳下了堂了，一蹦子小跑来到了，前行到了东板房。哎，我说二位哦，王老祖回来了啊，回来了，你们俩干的真不错呀！赶巧了，上边老爷坐了堂，你们两个去望望吧。东平学霸七十里。 王老总，俺两个上堂不用慌。哎哎，什么意思？哦，不是，俺们两个才当差，大堂上回话是外行，要是一句会错了，多费心。老总，你把那个话垫上。老总就说别客气了，谁跟谁呀？你净弄这些个客气腔，快走吧，快走吧，大老爷坐到公堂上了。嗯，王老总就在头里走。 两个解差紧跟上，都平这里一伸手，照着学法拽衣裳。伙计啊，伙计，怎么了？你怎么上堂这么慌啊？哎，不是老爷坐堂了吗？我知道了。我问你，咱什么时候起的戒呀？三月十五啊，今天戒了。六月初八呀？是啊，三月十五起戒，六月初八才来过堂啊。怎么了？ 什么？怎么了？来晚了！大堂上会话，想着点儿，千千万万不要慌。要是一句会错了，咱顶上喝不了的猪板汤。学霸就说不准头。这几天我觉磨着顶上治痒痒。哎呀，痒痒！你别痒痒上，痒痒上就比海燕厉害。干脆你别说了，还是我说吧。 嗯，老爷要问我呢，啊，问你你就说；不问你，你别打枪，听我的。哎，好，东平西拔往前走，照着堂上一打量，嚯，看了开。该差头一入猛虎，眼别尺子站两旁，头儿走，张大板，举刀时穿的青衣裳，大老爷就在上边坐，压菜一名五阎王，扶着个公安瞪着眼。 照着堂下直打量，东平学霸忙下跪，大老爷在上可安康，问了声老爷你可好？后官寨姑娘太太都怪下都，哎，大老爷照着下边看，敬堂一排开了腔，哎，你们是阳谷县的俩差差吗？给老爷回，小人押解武二郎。哦，老爷倒说站起来。 站起来，你叫本州王汪汪两个劫差不怠慢，垂手而立站一旁。大老爷抬起头来看，嗯，两个劫差真不让，怪不得山东出好汉，话不虚传十里当。阳谷县本是个小地点儿啊，两个劫差这么强。 你们是阳谷县的俩家差吗？给老爷回，我们在阳谷县里把差当。哦，阳谷县，王老爷他们那个长街店你们俩谁的正差谁的帮，谁的正差谁的帮差，姓什么叫什么？跪给本州我讲讲，是给老爷回。 小人姓董，叫董平。那是学霸给我扛行囊。王老爷他们那个常见点小人的正差，学霸的帮。哦，你的正差，我问你，你给本州我讲讲，你们什么时候起的街，什么时候过的堂？给老爷回，三月十五起的街，日出卯时过的堂。跪下！哎，你说跪下。 跪下！两个人闻听害了怕，双膝扎跪地当央。大老爷上边把眼瞪，是乒啪的摔惊堂。等你们是三月十五起的劲，为什么六月初八才来过堂啊？阳谷县离孟州没有一千里，你们怎么三个多月到这方？三个多月你们才来到，在路上干的那一桩？哦，不用人说，我明白。不周的心里就凉堂。 那武松犯的是人命啊，又搭上你们两个好力量。一路上，国家的王法你们不尊，就在路上饿可伤，抢着吃饿着喝，一路码头饿便放。 你闻名本州做官，多么良善早晚来到斗国堂，办不到。孟州城比不了阳谷县，老爷我不比那王正堂。今天国堂来晚了，没别的，给你个先打后商量。左右两边拉下去，说四百大板加劲儿哈！没人没打他四百板，打不死他再过堂。哎，说东平下的得得战呐，不是雪拔下的直晒康。东平上前忙叩头，老爷老爷。 大老爷在上，不用慌。大老爷，释放恩典，你慢着打呀！你让小人把话回上，你让小人俺回上话啊！打死小人不冤枉，不叫小人俺回话，俺死到阴曹地府憋得慌，别啊，憋得慌啊！那先别打，等会儿打，问明白了再打。我问你，什么时候起的亲？ <laughs> 给老爷回，三月十五。 今天今儿了？给老爷回六月初八。孟州离阳谷县多远呢？给老爷回七百九。找啊，不到八百里地。你们一天走多少？一天走三十不多吧？十天就走三百，一个月就可以来到了啊！就算是一个半月来到，那些日子干什么去了？哦，来晚了打你们两下，还喊冤枉，还要回话脸儿。 好，让你回话，让你两个辫儿，回的对了，我不光不打，我还有赏；回的不对，我幺儿的狗命。说是东平进前怕半步，大老爷在上，不用慌，给老爷回阳谷县。 王老爷做官，他是个近视弟儿啊！他本是梁帮的进士做正堂，皆因为阳谷先生出猛虎啊！ 除了只老虎手中王和这只虎只吃的三个五个不敢走，只吃的十个八个带刀枪，只吃的寨外就往寨里里跑。只吃的小庄无奈奔大庄，只吃的神东学校八官会拿一些壮脸社长泪汪汪。王老爷万般无气奈，他们那个告示贴四方，告示贴了六个月，并无一人把虎降。 那武松竟然敢打死这只虎啊！背着四虎上了堂，黎民百姓心欢喜呀！衙门外就给老爷盖地场万民齐，万民一老爷做官多有光啊！黎民百姓一起保举武老二刘办那个都头，叫他当。言说是，有武松就有王老爷，有老爷就有武二郎。又打上王老爷三个命案没办开，人家。 告他上汴梁，汴梁城上司大人见了怪，一摸官职还家乡。那武松大堂上刑，他不奔阳谷奔寿张。汴梁城连去十三趟，办完了案，王老爷这才官复原职做正堂。王老爷二次又做阳谷县大老爷，你想想，这不都是武松的好力量？那武松他本是替兄。 报仇，杀了恶霸西门庆，提着人头上公堂，上司大人恩典他，问两个充军发配没地场。那武松，力气身挨了四十板，那两条大腿冒血光，一路上江天连阴雨，一剑朝脊发半伤。武松得了一场病，他两个多月才起床，七十多天病才好啊！他那个身子不安康，走不了二里得吃饭，走不了三里得喝。 又搭上，俺们是河南孟州头一趟了，也不知哪条道路通这方。见一个问一个，见两个问一双，三里路上不见人，别管多远得奔庄。又搭上，走到州里州里得问的，走到县里得过堂，州城。 不先挂上号，俺才能发配到这方。没有回文和路票，怎么能够蒙州来过趟？一路上，俺也没有抢着吃，喝着喝，俺也没有饿渴上。大老爷，你今天打俺四十板，你看看小人多冤枉！现在又是个六月里，天气又热，日又长，六月里好像连阴雨，一天朝起发板晌。俺两个要是死在半路上，大老爷，你想想，俺居家。 依靠哪堵墙啊？俺爹娘今年六十六了，他爹爹也到七十上。我说大老爷，你释放给点，别打俺一辈子忘不了你的好情长。大老爷未听不拉脸，啪！这两个奸钗真不让呢。嗯，怪不得山东出圣人呐，两奸钗会画真是强。两剪钗公堂来回画，学坏了老爷石正堂，刷刷刷写了回文一大张。 用手是啪砸上五品银，来是每人每盘费银子二十两，快拿去。这是回文和路票，你们哥儿两个早还乡。阳谷县见了那王老爷，你替本朝问安康。东平学霸忙磕头，大老爷，你的小人好情长，拿过银子要里装，拿过路票下了堂了。两个奸臣没挨打呀。 背心眼里稀得慌，东平这的一伸手，照着学霸拽衣裳。学霸，啊，怎么样？啊行，你有两下子，两下子，两下子半夜多点吧？嘿，那是。这个官真厉害，要是不叫咱回话，临到就走也对呀。三月十五去见六月初八才来过堂还官吧。 <laughs> 会话你也得会会呀，要一个字会错了，咱俩今天就死在大堂上了。你说吧说可不呗，我心里到现在还扑通着呢。你看，你看，幸亏没让你说话不？要真叫你会话，你扑通的更厉害，你信不？哎，我信。你怎么个信法？我一上堂那个顶上就痒痒，啊，坏了，坏了，怎么的了？咱二哥那个脾气不像咱俩呀。 <laughs> 咱俩大老爷一瞪眼，咱趴下了。要是咱二哥大老爷一瞪眼，他那眼瞪得比大老爷还大，那不就麻烦了吗？常言说得好啊，光棍不跟势力斗啊。我说咱二哥可是个好人呐。哎，谁说他孬了？那不能看着二哥吃亏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哎，我有个主意，什么主意？老爷厉害，咱叫二哥留点神，知道了就不要紧了。 咱得祝福祝福咱二哥，哎，对，祝福祝福二哥，哎，啊，祝福祝福他两个不祝福还好点这一祝福啊更糟喽。堂上闹乱子都在他俩这一祝福上喽。两个人把堂下，前行就到了东板房，东平看见了吴老二，把嘴一撇，泪汪汪。二哥，哦，下堂了，俩兄弟，回了，二哥。 怎么啦？坏了，二哥，怎么回事儿啊？糟了，二哥，哎，什么事儿啊？下堂来，把嘴一撇，泪汪汪。东平说：“二哥呀，孟州可不比阳谷县呐，石老爷不比王正堂。”哦，就这个呀？啊，武松说：“孟州还比阳谷县，石老爷还比王正堂。” 你二哥，山东地里没闹钟。我来到河南孟州，不能让。我说二哥呀，大堂上老爷不容咱回话呀，临走就用大板夯。武松说：“啊，别的生意咱没本儿啊，挨揍我算个大客商。”二哥呀，你没到堂上堂下看一看呀，看见那些夹棍板子就吓得慌。 哎，武松说：“就让他开这个刑法铺，别管多少，我包装。”不，二哥呀，杀徒弟的卤骨，杀徒弟的弓啊，到粘土地里不吃香。河里的莲花开的好，还仗着个绿叶将他绑。武松说：“浪走天下都吃肉。” 狗在家里也安康，扁担的光棍打一流，豆腐光棍打四方，红脸的光棍只能蹲在了锅门上。滚啊！东平说：“二哥哥，堂上堂下，你说好话吧，千万别说唠叨腔。”武松说：“二哥，今天把堂上，今日老爷都来了。” 他那个说话比咱好，咱这个说话比他强。他要说话欺压咱，二哥不吃这一桩反正是掉了脑袋也是死，不过就是梦一亮梦啊！东平说：“二哥呀，堂上堂下千千万万的说好话，千万可别唠叨强。二哥武松不爱打，咱这个光棍就不让。二哥武松挨了打，咱这个脸上丢的慌啊！武松就说你算了吧，你说话俺就气的慌。” 要不为今天咱分手，我没人揍你两巴掌。武松腰里一伸手，呃，掏出来二十两银子，一掂量，俩兄弟，一路上开销大，咱把银钱都花光。方才北门进当铺，我当了几件破衣裳，两个裤，两个褂，一床单被，一个蚊帐，平当不知几吊钱。二哥，我要了二十两。 这是给恁俩的，虽说不多，拿着吧。走到路上买茶汤。东平说：“二哥，俺在大堂上，老爷一个人给了俺二十两了，这二十两你拿着自己用吧。”武松说：“拿着吧，不知哪年哪月咱们再能见面。”东平把银子拿在手，谢谢二哥，你待我们好情长。武松说：“俩兄弟，到了阳谷县。” 见了父母，都替二哥我问好；见了老少亲邻，也替二哥问安康。杨不贤，父老兄弟要把我问，你就说这里更比那里强。你要说二哥有差错，老少亲邻挂心上。东平大应俺知道。二哥哥这句话不用交代上。二哥，那俺俩走了。好，再会，二哥呀。 你在这里完了事儿，还是回阳谷把差当吧。报俩兄弟，阳谷县里我是回不去了。完了事儿，我要云游天下去逛逛。梁建差闻听这句话，不由得两眼泪汪汪。好二哥，咱弟兄相处这几载俺难舍哥哥吴天罡。 一句话，触动英雄心呐！兄弟们情谊地久天长。二哥的脾气不大好，更有那愁烦恼怒在心上，哪里要有不是处，还望兄弟多原谅吧。但愿来日再相见，弟兄们再在一起叙情长。俩兄弟上路吧，二哥，再会了，走吧。俩解差 撒雷奔走阳谷县，咱再说老爷石正堂来，有戴军范是。 带军犯喽，喝喊一声带军犯，坏坏了！六班都头王小刚，王老总闻听带军犯，心里不住暗思量：武松是个大个子，练的功夫真不让。而景阳冈上打过虎，阳谷县的把都头当。他这个武艺真不错，他这个脾气不大强。要是带好了，平平安安没事带不好就麻烦。哎，我这么带，这么带，这么带。 对，王老总堂上一照嘴哗呼啦啦，大堂上下来了一大帮，进来的二十多岁大个子，觉得有三百多斤好力量，长的枪，短的棍，铁尺马叉弓箭枪，嗷的一声来到了，众人就到了东板房，眼看着就是一场闹，下一段里的在街上。